武松传不算长，咱越往后唱越紧张。那武松从军到了孟州城，到孟州历史过了堂，武松压到南监里，那武松闹了南监房和南友们，火火啦啦围过来了。呃，就把武松尾巴上，我的武二哥，不光你这个个子大，哎，你这个胆量也不让啊。打那天起呀，武松就住在南监里了，御神庙安了个床铺。 跟个单间儿一样，狱卒是一天三顿送饭，哪一顿都是四个菜一个汤，还顿顿有酒，跟别的犯人大不一样了。哪像作监呀？简直跟伺候上宾一般。不光男友们觉着奇怪呀，连武松自己也纳闷这怎么回事儿？问狱卒吧，多了不回答，就一句：“哎，老爷让送的。”武松心想：管他呢。 反正有吃的就比饿着好受，吃好的就比脑的下着顺溜。哎，送来就吃，一点也不给你剩下。一住半个多月了，再也没提过汤的事儿，三大件也不带了。武松倒落了个自在逍遥，吃饱了就睡，睡醒了就找男友们拉拉。遇到不顺眼的，他还得管管。 这一天，武松又正和男友们说话呢，小玉柱提进了石盒子。我说：“吴二爷，老爷又让送饭到间房。”武松说：“搁到玉神庙吧，那个地方很风凉。”这武松到玉神庙是八抓口囊吃了个饱，觉摸着身上有力量，找玉神庙的三滴水。 三天走的乱晃荡，男友们就说二哥别打庙，女神也见怪咱遭殃。武松说：“我刚刚吃饱一顿饭，哎，我这个皮锤直痒痒，把我痒痒的怪难受。我这个皮锤得杠杠。”武松说罢落了座，就听见外边乱嚷嚷：“哎，少爷来了！哎，少爷来了！求求少爷，求求少爷，少爷施恩进了监。 脸面前跪下了一大帮，这个说：“大少爷，我两天吃了一顿饭。”那个说：“我一天喝了半碗汤。”回关寨见了老爷，点菊花，快给俺们添干粮。大少爷就说：“好好好，回去我把这个花垫上，尽足金钱往势里。少爷有什么事情到监房？少爷倒说事儿不大，我来看看武二郎。”呃，谁？ 阳谷县来的武松，武武松，怎么了？怎么大热天直打冷战呢？呃，这武武松这个人呢，不能提了。怎么不能提了？他到了监里可就热闹了，坐了堂了，这些作奸的哭他也打，笑他也打，这还不算呢。半个月前。 崔明贵、霍阎王这两个人你是知道的，在孟州城谁敢惹他们？可是叫武松恩早就揍了一顿。施恩说：“哦，他一个人揍了他俩，那可不是呗？呵，好家伙，你知道他俩说了多少好话呀？武松才把他俩饶了。” 老爷派人给他送床铺来，哎，他倒不客气，倒头便睡。老爷叫给他送来好吃的，他也不客气，吃的愣着呢。他是八抓口囊，吃的饱饱的。吃饱了，照着雨神庙，饱饱饱就走。人家说你别打庙，他倒说了，我这个皮锤直痒痒，我刚刚皮锤，他刚上皮锤了。是人说去，你就说我叫他叫啊，少爷，你叫他啊。 少爷，你别叫他了， <laughs> 他这身皮锤正痒痒着。这，他痒痒怎么了？啊，去去，叫他去。这是。金祖心里说：痒痒怎么着？ <laughs> 你觉不着你是少爷呀？你别说是少爷，就算你是叶少，拉 <laughs> 好了还罢了，拉不好啊，他不敢揍你才怪呢。金祖闻听不怠慢。 于神庙见了好汉武二郎，见了武松忙施礼。武二爷，你这个时运真是强！武松闻听一瞪眼，想叫我揍你两巴掌。哎， <laughs> 我是说的好话，你怎么还揍我呀？ 武松说：“我三个名儿在身，我这是好时运呐！那你别抬杠啊！你从军来到了咱这里，大老爷把俺的牙尖放，大老爷不光不打你，还每天送饭到这房。你昨天比俺过得都好啊！你这个时运还不强。” 五二爷，快着吧！外边来了少爷十一郎，这人生来爱练武，他一小就戏八子行。你到哪里？求他给老爷点句话，给你个地界还家乡。老早回到了你家里，欢欢喜喜度时光。武松就说：“好好好，二爷跟你去望望。金主闻听一咧嘴，耶，这张嘴就是爷爷声。金主就在头里走。 武松在后边紧跟上，正走之间抬头看，大梁少爷是一郎，年纪不大，二十多岁，那个模样长得怪漂亮。只见他插花将巾头上戴，素罗花袍穿身上，四套一根腰中系，薄底快靴二足装。武松一看认出来了，大堂上见过的少年郎，我今天上前见个礼儿，多谢他没让我爱上大半行不管真的假的。 就凭没吃眼前亏给他见个脸儿。武松进前忙施礼：“啊，少爷跪体可安康？”施恩闻听一撇嘴，心里说：“你看不见吗？我浑身上下带着伤。”面十一浪，面里二字没出口，就听见后边有人喊：“冤枉！少爷，我冤枉！少爷，我也冤枉！”施恩这边一扭脸见俩人跪的地堂央。 这个说，大少爷。 我这个名字崔名贵哪个说我这个名字火阎王？山东来的这个吴老二，他这个做事真不强，你可知道？南监一里没公费，都出在犯人他们身上。俺们俩给他来要规矩礼儿啊，他抓住俺老和尚念经通光吧。我说少爷呀，你回关寨见了老爷点句话吧。俺们俩不能再管南间房了，要再来这么个吴老二， <laughs> 俺们俩就得把。 名大上，施恩闻听把头点，心里不住暗思量：嗯，得给他俩转转面得给他俩转转光。说武松两句，叫他俩的差事好干。施恩想的倒对呀，他可不知道武松是个什么脾气。武松那个脾气就跟跳蚤一样，一戳呀，嘣嘣的蹦。本来武松就不想来见施恩。 可是半个月以来，竟吃好的喝好的，武松也怪纳闷也琢磨着这里边准有事儿。他早想弄个明白，又一听金祖说少爷还喜欢武艺，武松心里也高兴，这才来见施恩。一见施恩就给他见礼儿，见礼儿之后呢，武松等着施恩还礼。施恩呢本来也要还礼。 可巧了，就在这个功夫，崔明贵霍阎王来喊上冤枉了，把见林这个事儿耽误了。武松林一见事恩不还礼，就已经八分气了。一看这俩小子喊冤枉，这个气儿啊，可就大喽心想：好啊，这俩小子，他们答应的我三件事儿，半个多月了，一件都没办呀。哦，今天见少爷一来，喊上冤枉了。 嗯，我看你施恩怎么办？施恩呢，正想说武松两句，这岔口啊，可就对上了，可就热闹了。施恩一指武松，武松一抱膀，两个人面对着面就拉上架子了，把施恩吓了一跳。呀，可施恩这话已经到了嘴边上了，也收不回去了，冲着武松他就训上了，说武松啊。 在阳谷县，你是犯的人命案，老爷把你押监房，哎，把你押到南监里，你倒好，来到监里为了王了，打了这个走那个，哎，你不该打了催命鬼和活阎王，他们俩本是当头的，叫他们的差事怎么着当？大少爷照着武松说不是，逼犯了好汉武二郎，右手一指叫声响。 你别在这里胡嘟囔，不用分说，先凶我。你也不问问，我为什么揍了崔明贵和霍阎王头一件，他先揍我，杠子都断断了，剩了半截。他拿着那半截，又揍到我这个大腿上。他还说，打完了上头打下头，啊，起名就叫两头忙。我就说，南天里打死人能不偿命吗？ 他倒说，死上他十个八个不抵偿。一怒之下，我打了他了。他们俩还来诉冤枉？莫非说他们俩要钱分给你吗？你们爷们做官还贪赃？哦，你是仗着恁爹做州官呀？呸！ 就算你爹做皇上，就让你爹做这黑白督察院二爷。我敢劈锤夯说着孬，带着怒上前抓住十一郎，两方用力一吃劲儿，呼的一声举了个过顶梁。武松说：“不打你不骂你，我叫你押狗碰南墙。”好汉武松要出手，热闹都在下回上。